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三百零七集，饭后，林青霄没有立刻离开。洛寒打开面板处理积压的事物。林青霄看了一会儿，让人将奏折搬到寝殿，两人各站一方，各做各的公务。 洛寒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是等他打开面板的时候，还是被上面数量可怖的未处理信息吓到了。洛寒不敢想象，积压了六千年的工作量，他到底要加班到什么时候才能赶完？仙娥们早就退下，这是玉清宫不成文的规矩。陛下和天后相处的时候，所有人自觉退散。洛寒和林清宵两人都没有说话。 大殿中一时静寂。不知不觉夜深了，林青霄放下笔说：“还是了，你该休息了。”洛寒嗯嗯两声，眼睛依然盯着屏幕。林青霄被冷落，他又等了一会儿，见洛寒实在没有理他的意思，主动走到洛寒面前，强行将他抱起。“好了，一时半会儿看不完的，明天再看吧。” 洛寒整个人被抱起，他试图挣扎，被林青霄牢牢圈住手脚。洛寒试了一会儿，放弃了，无奈的关上屏幕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林青霄将洛寒放到床铺上，为他脱了鞋，拉上被褥。洛寒怔了怔，说：“我还要洗澡呢。”不行。林青霄说完，缓了缓，淡淡的说：“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” 洛寒以为有什么大事认真的等着。林青霄注视着他的眼睛，问：“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？”洛寒迷惑：“嗯，什么和什么？”林青霄脸色清冷，他一直都是冷淡的性子，极少有感情波动。可是现在，洛寒竟然从他脸上看出来些不高兴。林青霄问：“如果没有，你下午为什么那样说？” 洛寒凝眉思索很久，还是猜不到他的心思。洛寒放弃了，直接问：“你到底想问什么？”林清霄抿着唇说：“你为何觉得我和其他女人相从过密？”洛寒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是这件事。下午时，我和仙娥说过这些话，这才过了多久，他就知道了。”洛寒也严肃起来说。 你是天帝，想来有不少人想给你塞女人。我缺席这么久，在你的臣子眼里，我大概是很失职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有人提出册立妃嫔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？林清霄说：“最开始确实有人提过，但我已经一一回绝了，明确说过不会纳妃。后面这几千年，再无人提妃嫔的事情，你尽可放心。” 虽说管理后宫是天后的职责之一，但是林青霄却觉得这是他的事儿。林青霄已经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，压根儿不会让风声传到洛寒面前。妻子的义务里绝对不会有解决夫君的妾室、防范外界的女人之类的糟污事。洛涵不知可否，突然问：“那你呢？”林青霄一直没明白洛涵的意思。我。 说白了，纳妃这种事全在于你。你若是不想，他人说再多，你也不会动摇。你若是想，无论我、臣子还是道义，都拦不住你。我当然不想。林青霄无奈叹道：“我从未生过这种念头。我毕生所求唯有你。有了你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在意其他女人？” 林清霄说完，简直觉得匪夷所思。你为什么会想到这种事情？洛寒慢慢的说：“可是，你的父亲、亲族，包括其他龙族，都三妻四妾。”林清霄按了按眉心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他放下手，漆黑的眼珠紧紧盯着洛寒：“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若你不信。” 我可以以心魔起誓。洛寒赶紧捂住他的嘴：“ <laughs> 别，我好不容易才解决掉你的心魔，说什么都可以，不要再拿心魔做文章。”林清霄反握住洛寒的手，牢牢困在掌心，问：“那你现在信了？”林清霄的话中颇有些委屈。洛寒心说：“我都没委屈，他委屈什么？”洛寒慢悠悠地说：“可是。” 你却对我很冷淡。林青霄听到这句话，真的迷惑了。他分辨了良久，确定洛寒并没有在开玩笑。林青霄不可思议：“冷淡？你记得我们成婚了吗？”“当然。”洛寒嘴唇动了动，哽住了。他好生组织了一下语言，结果一抬头看到林青霄清冷出尘、高洁神圣的容貌。 又完全掐住，洛寒几度欲言又止。林青霄看了一会儿，慢慢理解了他的意思。林青霄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按住眉心，得很用力的控制情绪，才能让自己不要失态。他真的是洛寒脑子里一天天的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洛寒看到林青霄似乎忍着气的样子，问：“你生气啦？” 他气什么呀？洛寒都没生气呢。洛寒虽然没说，可是看他的表情，林青霄哪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呀？林青霄深吸一口气说：“你真是……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你怀疑我？也不能说是怀疑，这是合理猜测。”洛寒总有一秒钟将他气死的能耐。 林青霄轻轻点头说：“好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